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七集。素宜芳不及林显红走得快，现在才赶到福宁店。她奔过来时，听到有人说：“巧合。” 苏一芳提着裙子快速走入店内，一道。什么巧合？发生了什么？林显红戒备地望着林青霄：“你问你生出来的好儿子，短短八个月，他连升两期，这样的升级速度，就算是用了天材地宝都不可能。我也想知道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能撞上这种幸事？” 连升两阶，素衣芳吓了一跳，她赶紧去看林青霄，果然，他已经看不透林青霄的修为了，而且林青霄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竟然会隐隐让他害怕。这怎么可能？去年九月，林青霄和林崇玉随大部队出征，距现在满打满算不过八个月而已，从天蝎初阶到上阶，困难重重。 最快都需要两三千年，这还没有算被心魔困住的时间。林清霄仅凭八个月，怎么可能飞升至此？是不是真的是林清霄在背后做了些什么？要不然，他怎么可能升级这么快？这段时间外界全是风言风语，素一方本来不信，此刻也有些狐疑了。 林青霄心里无声的笑了一下，真是可笑。有朝一日，我竟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。他特意为林显红找开脱理由，可是过了这么久，他的生身父母没有一个询问他为何失踪，失踪后遭遇了什么。他们只是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，质问他为何提升这么快，并不是他飞升快。 也不是他修炼容易，相反，他在中古经历了很多危险，几度垂危，他也并不轻松。他在中古五百年，除了最开始养伤的那段时间，之后的日子，再没有睡觉超过一个时辰。没有谁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，他只是从来不说罢了。林清霄不想诉苦，也不想掰扯是非，他的语气不知不觉冷下来。 说，阴差阳错，巧合罢了。此事事关天宫机密，更多的细节是我不能披露。林显红和素宜芳的脸色都微妙起来，这是拿天宫来压他们。林显红此刻再看林青霄，目光中明显带上了审视。管家见势不妙，连忙圆场道：“家主夫人，二公子刚刚回来，很多事情还没缓过来。” 你和二公子不妨先坐下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林显红哼了一声，用力甩袖子，坐到主座。素仪芳复杂的看了林清霄一眼，快步跟上。林显红和素仪芳坐好后，先是战战兢兢给三人端来茶水和糕点，可惜在场几人谁都没有心思动茶点。林显红看着独自坐在客位的次子，目光满是忌惮。 从小到大，林显红对林崇玉了如指掌，唯独对次子总是拿捏不定。林显红本来以为林清霄只是孤傲而已，虽然他总是不听话，但是并不会脱离掌控太远。可是这次，现实给了林显红响亮的一耳光。林显红意识到，他太低估林清霄了。林清霄这些年一直表现的风轻云淡，不慕名利。 可是谁能知道，最低调的次子不声不响的，却给林显红这么一个大礼？原来这些年都是他看错了，林青霄才是那个真正心机深沉的人。林显红振秀问：“未免你怨我偏听偏信？我现在给你同样的机会，我问你：希尔米海内，你到底为什么那样做？” 林青霄轻轻挑眉：“哪样？”苏一方忍不住了，怨道：“还不是你暗算玉儿那一掌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你就敢如此？幸好玉儿命大，要不然，我岂不再也见不到玉儿了？”林青霄不喜欢争辩，但是他念着面前是他的父母，还是按捺着性子解释说：“因为他体内有魔气。”什么？ 素衣芳被吓了一跳，她反应过来后怒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这种毁人前程的话，你竟然也敢往兄长身上安？毁了重玉，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？”林清霄目光越来越冷，他听到声音，冷冷转过视线，亲眼看着林重玉在素隐月的搀扶下缓慢走进来。父亲，母亲。 林显红和素一方看到林重玉，全部站起身来，店内人轰的一声朝林重玉涌去。林重玉轻而易举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他面容苍白，嘴角却挂着似有似无的笑意，越过人群，稳稳向林青霄看来。两人视线交织，谁都没有先避开。林重玉眼中带着不可名状的自得，林青霄只看了一眼。 就懂了，《起云心经》。林崇玉突然出现后，一下子成为众目焦点，素一方更是一脸焦急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伤还没养好呢，怎么能出来吹风？”尹月，让你照顾表哥，你就这样看顾他？素尹月委屈，她本来想反驳，一抬眼看到林青霄静静的望着她，心中狠狠打了个突，原本的话也变得弱势起来。 我阻止了，可是表哥执意。云梦涵和白灵鸾也跟来了，有素云月在，云梦涵根本无法接近，只能远远地担忧地望着林崇玉。白灵鸾就便利很多，此刻正围在林崇玉身边嘘寒问暖。林崇玉低头咳了一声，抬起头后坚决说：“ <coughs> 父亲，母亲。” 你们不必迁怒旁人，是我这一出来，清者自清。既然二弟怀疑，那我愿意当着众人面自证清白。林崇玉说着，在众人面前袒露出脉搏，后在一边的一休上前切脉，过了一会儿后，对林显红说：“回禀家主，大公子脉象薄弱，他被魔族重伤，生了心脉，急需静养。” 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异常。这个一休说完，林崇玉又让其他人上前诊脉。所有人的话大同小异，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，那就是林崇玉体内没有魔气、邪祟等物。林显红本来就对林清霄有所怀疑，现在听完众人的话，林显红勃然大怒：“混账！你说重玉体内有魔气？” 阿摩器在哪儿？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暗算兄长，事后毫无悔改之意不说，竟然还用勾结魔族之名陷害重玉，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！现在所有人都在，林显红当着管家的面就如此评价林青霄，可以说不客气之至。先是和管家默默垂下头，白玲鸾也撇过脸，假装听不到。 其他人自觉避嫌，而主人公林青霄却没有丝毫动容。林青霄看向素隐月，素隐月立刻转过眼睛，不肯和林青霄对视。他又看向云梦寒，云梦寒咬着唇，看起来对林青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十分不忍。然而他最终还是沉默着，什么都没说，可能是不敢，也可能是不必要。 林青霄觉得可笑，他和魔族打交道五百年，这些把戏根本瞒不过他。林崇玉身上当然没有魔气，因为所有魔气已经被引渡到云梦寒身上。当日林崇玉松手时，素隐月就站在林崇玉身边，素隐月不可能不知道。而云梦寒呢？他和林崇玉朝夕相处，亲密无间，他当真一丁点都没察觉到吗？ 但是最终，他们没一个人肯出来说话。这就是他的表妹和师妹。林崇玉检查过后，似乎伤口又开始痛，白灵鸾和素怡芳都心疼的不得了，连忙让人扶着林崇玉回去。素怡芳太过关心林崇玉的伤，都没有计较白灵鸾越界的事儿。所有人都围着林崇玉，兴师动众的来，又兴师动众的走。 众人簇拥着林崇玉远去，素一方本来想跟着一起走，可是这边还没说完，他只能勉强留下。素一方人虽然还在，但是心早就跟着林崇玉飞走了。林显红看到素来宠爱的长子成了这副虚弱模样，心火越来越旺，他勉强按捺到林崇玉离开，等人走后，林显红再也忍不住，用力拍了下扶手：“混账！”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已经解释过了。林青霄连眼神都懒得施舍，冷淡的说：“我话尽于此，信不信随你们。他受伤和我并没有关系，我不关心，也懒得插手。我只问一句：我的龙丹要如何处置？”林显宏听到，不可置信：“你的兄长伤势那么严重，你毫不关心？” 竟然还心心念念着龙丹，他会伤成这样，全是被你所害。苏一芳本来还想着，或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，他毕竟愧对林青霄，不想再冤枉他。但是现在听着林青霄这样评价他的心肝肉，苏一芳出奇愤怒，所有愧疚顿时成了冷笑。哼，好，可真是好的很。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苦，想尽办法补偿你，结果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真不愧是白灵鸾养出来的儿子，从根上就是歪的。你哥哥因为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竟然说和你没有关系，还一心关心龙丹。林青霄一直告诉自己，就事论事，不要动心动情。 可是听到父母一遍又一遍这样说，他还是没法不在意。我都说了，他体内有魔气。我当然若不阻止他，他只会做出更大的错事。放肆！林显宏怒喝：“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仍不知悔改。终于对你处处忍让，可是你看看你呢？你为了巴结天宫。” 暗算重玉，污蔑重玉，即便被揭穿也毫无悔改之意，还一口一个重玉体内有魔气。刚刚众人看得清清楚楚，重玉体内根本就没有魔物的痕迹。为了算计少主之位，竟如此冥顽不灵，简直是我毕生之耻！毕生之耻。林青霄慢慢重复这四个字儿，定定注视着林显红。 你就是这样评价我的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